课文一，在家里。晚上我们去饭馆吃饭怎么样？我不想去外面吃，我想在家吃。那你准备做什么呢？就做你爱吃的鱼吧。外面，准备，就。 鱼。